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九十五集，凡间的画折子将其称为重生。可是，对于神魂强度远远高于凡人的仙魔妖来说，没有人会把这当成一场梦。云梦涵 剧烈喘息着从梦中醒来，直到清醒，他的心口都是抽痛的，心脏那个地方在剧烈收缩，痛感如同真实。云梦寒缓了很久，从屏风上拿起衣服披下床。他修过道术，知道对于仙魔来说根本不存在预知梦，每一个梦都是自身对于命运的感应。梦里的他是当真死了一次。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另一个自己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今天突然觉醒。她只知道，她在梦中经历了自己的一生，经历了挖心、堕胎、跳崖等种种事情，最后却死于丈夫制造的意外中。云梦涵坐在窗前，愣愣看着窗外的绣球花，觉得身上无比寒冷。梦中的那些事情，她也经历了。 而且已经进行到巫族灭村这一步了，他的死亡是不是也快了？云梦涵呆愣间，外面传来急切的叫声：“魔尊，魔尊，请您留步，夫人已经睡了。”侍女根本拦不住，叶崇玉大步冲入屋宇，一把推开云梦涵卧房的门。云梦涵回头看到叶崇玉，恍如隔世。 叶崇玉看到活着的云梦涵，眼睛也瞬间湿了。侍女见云梦涵已经醒来，她不敢再劝，匆匆行了个礼，就快步退到外面。叶崇玉在门口看了云梦涵良久，一步步走到云梦涵身边，半蹲在她身前：“墨儿，真的是你吗？”云梦涵不说话。叶崇玉仿佛终于敢确定这是真实的。 垂头抵在云梦寒膝盖上，浑身都忍不住轻颤。你还活着，母亲还在，一切都没有发生，真好。云梦寒感觉到腿上渗入湿意，似乎是叶崇玉哭了。云梦寒吓了一跳：“魔尊，你怎么了？”叶崇玉也知道失控哭出来太掉份了，可是他被囚禁于仙界那么久。 久到他失去时间意识，他每日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他都不敢想自己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。如今他终于脱离那个鬼地方，回到了一切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他怎么能不哭呢？叶崇玉悄悄擦干眼泪，然后才抬起头说：“我是见到你太激动了，控制不住自己，梦儿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 之前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以为你永远都会在原地等我，所以我不珍惜。直到你死了，那一瞬间我痛彻心扉，才终于知道我爱的人是谁。以往听着很戳心的话，现在雨梦涵再听到，突然发现也不过如此。曾经云梦涵为了他哭，为了他笑，他的一句话。 能让他升入极乐世界，也能让他堕入炼狱。可是现在他再听到，麻木的如同一个陌路人。叶崇玉大概不知道那块碎片里带着他自己的魔气。云梦涵木然问：“你如果真的爱我，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”叶崇玉愣住，脸上露出悔恨、痛苦、愤怒交杂的表情。 我以为你对我而言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可是等我失去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没了你，我会疯。云梦涵定定看着叶崇玉，他意识到自己好像是第一次这样仔细的看他。他发现叶崇玉的脸庞沧桑了很多，眉眼也不再如以前一样英姿勃发、光芒夺目，他变得浑浊、沧桑、无奈。 他没有那么好看了，不再是他印象中太阳一样的天之骄子。叶崇玉蹲在云梦涵膝前的样子，很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只有孩子才会故意剪坏自己的布娃娃，等大人要将娃娃扔掉的时候，他又不舍得哭泣。可是云梦涵，他不是布娃娃呀。叶崇玉见云梦涵不说话，以为他还在介怀。 他包住云梦涵的手，恳切地说：“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我最爱的人一直是你啊！我只恨我被人蒙蔽，看不清自己的内心，生生错过了你。但是这次我一定好好对你，我们可以再有一个孩子，我会护着他长大。如果他是男孩，我就让他成为魔界之主；如果他是女孩，那就让他做魔界最快乐的公主，好不好？” 他怕云梦寒还不相信，又下一剂猛药，说：“你如果不信，我就将后宫的女人全部赶走，她们都是你的替代品，比不上你的万分之一。”云梦寒轻声问：“那素隐月呢？”素隐月，叶重玉一怔，片刻后说：“好，如果你介意，我会将她送走。” 刚刚才说要为了他遣散后宫，现在就成了。如果你介意，云梦涵露出嘲意，讽道：“怎么送呢？他身体弱，经不得任何刺激，又在魔界无依无靠。离开了你，他能去哪？”叶崇玉嘴唇动了动，最后下定决心一般说：“你放心。” 我既然答应了你，就一定会做到。她是我的表妹，并不是我亲生妹妹，她本来就有自己的家。云梦涵意外了，问：“你打算？”我会将她送回仙界。她父母是灵山之主，有舅父舅母在，她这一辈子总是衣食无忧的。叶崇玉三言两语将素隐月的命运决定好，然后枕在云梦涵腿上，侧脸贴在她的小腹，说：“以后我们一家人。” 好好过日子，这曾经是云梦涵最期盼的事情。可是当他如愿听到后，却发现自己竟毫无波动。他没有欢喜，也没有排斥，只觉得木木的。叶崇玉做了一梦，重新回到命运的分叉口，妻子也死而复生。叶崇玉内心充满了庆幸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那些事情再发生了。 家庭、事业，都会环绕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会失去。叶崇玉站起身，对云梦寒说：“我外面还有事，你早些睡吧。你这几天好生休息，等你把身体养好后，我会为你举行册封大典，正式向魔界宣布你的身份。”云梦寒垂着脖颈，低不可闻的应了一句：“好。”素隐月冷汗涔涔的从梦中醒来。 他梦到自己在战场上被误杀，死亡的感觉如此真实，他许久都无法缓过神来。苏隐月枯坐在窗口，吹了一夜冷风。第二天，还不等他派人去告诉叶崇玉自己病了，就率先接到了叶崇玉的传话。传信的人说，魔尊要封正妃了，魔尊怕王妃吃醋，要将后院所有女人都送走，包括素隐月。 苏隐月整个人都蒙住了，他立刻说要见叶重玉，可是传信的人根本不给他挣扎的机会，很快就将他制服，捆上了绳索，塞到一顶小轿中送走。苏隐月毕竟是表妹，比其他女人有脸面，其他女人被送到秦楼楚馆之地，而苏隐月被送到银河边界，放在船上飘到对岸。 至于仙族如何处置他，那就是仙族的事了。云梦涵接到素隐月被送走的消息时，意外争了许久。他和素隐月斗了许多年，彼此都对对方恨得牙痒。最终，素隐月被送回仙界，而云梦涵被立为正妃。看起来是云梦涵赢了，但是云梦涵并不觉得解气，他只觉得累。王妃。 魔尊说明日就是册封的日子，让王妃早些睡觉，保养好气色。明日一大早就有礼官上门了。我知道了。云梦涵淡淡应了一声，起身往爆煞走去。我自己静静，你们都出去吧。侍女欲言又止，最终低低叹了一声，合门出去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